锵锵三人行，这个林奕华导演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写好了导演手册，慢 <laughs> 慢你也有， <laughs> 我也有小抄，只是你的字比较小而已。 <laughs> 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就听你们俩的。不用了，你天天是张口就来。这是我们杜平，啊，我们评论员。第一次。你们两位呢？按说一个是研究社会的，一个是研究人生的。嗯。可是今天我给你们出这话题啊，嗯，跟你们都有关系。嗯。 这个咱要从一个外国小伙子叫胡润说起。胡润这个人，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 <laughs> <laughs> 搞很多富豪榜，你知道吗？最近他又弄了一个榜，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乐退，乐退榜。他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说什么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有钱人当中啊，达到叫乐退，就快乐退休，对吧？乐于退休，什么人能够叫他退？ 按照按照一个什么标准？我跟你讲啊，嗯，他说中国有五点五万个财富人才，嗯，达到就说你可以退休的标准得攒够多少钱呢？嗯，一点一个亿，哇，哦，他就认为达到一点一个亿，然后他调查的这些个人五点五万人，他们呃预估自己退休就是什么你什么岁数退休，平均呢预估是四十五岁就愿意，平均四十五岁。 嗯，退休，但是在中国，你要想退，你得有一点一个亿，你才能保证。哎，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最近对这个也相当的这个留心哈，因为不想退休了 <laughs> 不不想退休，他肯定想赚更多的钱。重复心理 <laughs> 所以说起他们如数家珍。呃，在中国现在啊，千万级的富翁的财产一千万以上的，你知道多少吗？八十七点五万人。 哦，八十七点五万人，然后跟这个胡润的数字相重叠啊，亿亿万富翁就上亿的，呃，大概五万多人，五万多人。然后你知道吗？在中国一百四十个人，他们都是金字塔顶尖的，这一百四十个人呢是在十亿俱乐部以上的人。 这就是我得到的这个数字。你这个要背的吗？还是你看， <laughs> 然后你就记得进去？ <laughs> 我天天睡在枕头上就念这些数字。 <laughs>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啊，窦文涛，呃，张爱玲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一个人如果学会了一点本事的话，他是不会舍得不用的。所以今天你在念这个东西，我就放心了，你是不会退休的。为什么？因为有才干。对啊，因为你有这个才干。还还有呢，就是你有焦点，你的人生其实你还不是把那个焦点放散的，你还是很。 集中在一个数字这个事情集中在富翁的数字上，这辈子就琢磨这事儿。他不是，我跟你说，林导演，我还真的是想退休。嗯，我还这，他们说四十五岁嘛，我这还有两三岁。我我真这个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真叫人什么时候我跟人民群众真一条心呢？ <laughs> 人有一次在杭州，我跟这个《新周刊》的一个总编封新城，我们坐在车上，我们俩聊天，但是这个司机啊在旁边听。但是私下的朋友就瞎聊天嘛。 他就说：“他说你现在到底这个怎么想？就说你你你你你的理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嗯，我就给他讲我的梦想。我说我这个梦想啊，就是不在中国待着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多年祸从口出的工作， <laughs> 做的有点厌世倾向？我说我的梦想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在欧洲，嗯，或者在西班牙，在地中海旁边，我有这么一栋房子，而且我有钱，就足够我这么一直玩到老。嗯，哎。 然后我一说完这个呢，这司机呲咪下就笑，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冯先生又又又在问我说是这个，嗯，那你现现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要达到说退休这个目标啊，嗯，我就得挣够了钱呢。我说我就希望能够早一天能够挣够了这个数啊，我就能实现我的梦想。然后这个司机就说说，哎呀，你这位先生，你这真说人话。你 <laughs> 哎，他说。 这是你说的，跟我们想的都一样啊。嗯，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想这样，谁不想啊？嗯，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嗯，退休这个词啊，嗯，是个消极的词，它是个，它本身反映了一个价值观。嗯，这个价值观就叫你把工作当成价值观，你才会有说啊。 工作没用了，你就退了吧。嗯，这算退休？你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重心。嗯，可是我所理解的退休啊，我觉得不应该要这个词。嗯，你不如说叫这个享受革命成果。嗯，或者说是这个过真正的人生。嗯嗯，过真，你以为我是退休？可不是啊，嗯，我是真正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活自己想活的人生啊。嗯，是对，所以就退休的这个概念，我是觉得就是说，不是说。 这个从此以后就不干正事儿，呃，对，就就就享受生活，那个享受就是花钱， <laughs> 消遣，就那种，其实不是的啊。我觉得真实的退休的过程是一个就是人生转过道、转道、转轨道，就是说我这个工作做的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想换一个方法，换一个工作方法，也许可能发到发掘到更多的一些机会，然后发挥自己的才干，嗯，对吧？所以刚才你讲那个引用张爱玲那句话，本来我说想要。 不想退休的，嗯，但你讲那句话以后，比如说有才干的人是不愿意退休嘛，嗯，所以我其实我是觉得想退休算了。 <laughs> 中国人很有趣，我们的文字啊，常常它不是一个字是一个字，我们常常是一个词汇，对，所以它是两个字放在一块的，对，它并并并且会让我们觉得说它可能有一些矛盾在里面，嗯，比如说对我来讲，表面看“退休”两个字好像是同意的，嗯，但是对我来讲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能不能这样说？ 智者呢就不退，仁者呢就哎不是，智者不修，仁者不退，因为智者呢他就知道说。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呃那个呃呃永远都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里面，去让自己有所功能化。嗯。但是呢，忍者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能休息，因为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为他服务。所以你说到退休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对人来讲，就是有使命感的人，他会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观念吧。哎，但是呢，你看啊，我想讲你们，我有一个朋友呃，我就觉得他就很典型，就是你知道。 啊，除非说有些人做到最后，像有些做金融的人啊，嗯，他真的就是个数字。你知道我刚才讲这个数字啊，这个这个这个呃，我这多少五点五万过亿的人，嗯，和一百四十个财产过十亿的人，内向调查讲啊，就是他们每年大概花多少零花钱，嗯，反而是差不多的。 嗯，你知道吗？千万富翁每年的花费，嗯，和这个亿万富翁每年的花费相差较大，嗯，但是亿万富翁和十亿万富翁每年的花费很接近，嗯，也就是说，你就有了一千个亿，嗯，你基本上每年用于你个人的这个花销啊，嗯，差不多也就那么多，嗯，你知道，我就想，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啊，早年干这个这个事业，到后来呢。 他觉得自己的钱呢，挣得差不多了。嗯。挣得差不多了，你看我碰见他就是一个喝普洱茶。嗯。他就是喝普洱茶，然后呢，他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他投资一个酒店。嗯。他只当投资人，然后有国际酒店集团就给他去管理。嗯。呃，他一个月也去不了一趟。嗯。然后他整天就干什么呢？呃，访朋问友。嗯。以这个普洱茶，整天呢兜里带着一包普洱茶。我说你这是带鸦片的 <laughs> 是吧？ <laughs> 五十年的普洱茶到一朋友家里。 就就从北京到海南，到到到香港，就找这个普洱茶的朋友。另外，比如说收藏名士的家具，嗯，哎，以以以此为生。他就他就跟我讲一种心态啊，他就说，我到某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争了，嗯，因为你知道吗，男人啊，当他财富那个时候，跟他同样的这些富翁们，大家还想着我要比你更强，嗯嗯，我要比你干得更大，嗯嗯，他说那个时候，所以我说你怎么叫退休呢？ 退步原来是向前呐，嗯，他是转而去了另一个人生的方向，嗯，他不跟你们在这个池子里混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一些非常用英文来讲很 aggressive 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呃很。 激进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说，好像你的机能、你的心理，通通都有些改变的时候，你会看到善的，你会看到一个更广宽的一个东西。刚才你讲那个朋友，就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好像老实说，他如果今天有一百亿这样的身家的话，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森林中的狮子跟老虎了吧？但是他现在不跟狮子老虎玩了，他要去跟小白兔，他要去跟小围鹿来玩了。那在这里，他可能就是重拾某一种的所谓的童真。 或许童心吧，呃，我是觉得我的 case 刚好相反的， <coughs> 因为我是三十岁就退休了，然后我大概到了四十岁之后，我才又重新出来工作。那怎么讲呢？因为三十岁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赚到十几个亿，只是说我突然之间拿到了一个奖学金，我就到了英国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那边待了六年，然后我真的是每天醒过来之后，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现在多少人希望这个所谓退休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宗旨吧？但是对我来讲，对，但但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 起来干什么？因为我拿了那个奖学金，我只要带我的眼睛，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就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看了六年这些事情之后，会变成我到今天还有用。所以人生有时候它不见得说一定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工作，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你休息。我刚好就是相反的。有些时候是年轻的时候荒淫一下，当然 <laughs> 荒淫不动了，开始工作是吧？因为你现在得到这些经验吧。 你会把它用的，有时候对我来讲是更加的恰当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就是说这把刀拿来了，然后你就捂一下，然后你又放下。那现在你一看到刀，你就知道说这把刀其实那个适合不适合我自己的，还是我要把剑法用在刀上。你有了这个思考的这样一种，你可以说本钱吧，那你的人生也开始比较有目标，而且那个目标不是别人给你设定的目标。哎，你看他是新加坡来的哈， <laughs> 他说新加坡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哎，四十五岁叫乐龄。 就就是老龄了，是这样这这个意思。老龄，对，新加坡四十五岁对对老，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是这个这个这个地界界限呐，已经是太落伍了。那过去就是说，你这个四十五岁，实际上就是说，还是在中国来讲还是壮年，年富力强，年富力强的事没有没有，现在你现在呢，就是说，后来呢，就是说，对很多人也提出一意见，就是包括你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说的这个乐龄这个阶层的话，就是已经生生命已经是夭折了。 等于是过劳。为什么我不懂？他当时可能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劳动力年轻化嘛，就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嗯啊，年轻人比较多，所以到四十五岁的人，就过去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话呢，生孩子可能比较早，嗯，孩子比较大，可能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现代社会里面，你生孩子很晚。 嗯，要么就干脆就不生孩子，所以你人永远是年轻的状态，对，但不会是不会是跟人家就是好像这个是老人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和现在的年龄呢，你说一般的人都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是没有问题，活到九九十岁都没问题，寻常事啊。对对对，有一个美国的影集啊，它的海报叫《Gogertown》，它的那个女主角穿的那个衣服就是事实是这个时代的二十，所以现在四十岁的人其实是二十岁，五十岁的人其实是二十八岁左右。哎呦，那女士们听了高兴了。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按照我对退休的概念，这退休就不是退休，它是一个梦啊。 嗯，我理解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有这你得有经济条件啊。嗯，的什么叫退休啊？嗯，我觉得我理解退休是舍弃、嗯，舍离、彻底的抛弃你跟现在这整个这个环境的关系，嗯，没有关系了，甚至什么工作、家庭全全全不要了，然后完成你那个梦，环游世界，啊，到一些地方去体验、去经验。但是呢，你又有钱，对吧？也也也也不着急，对不对？就这么玩儿啊。 玩到死啊！我我能达，我觉得我达不到这个目标。但也不知道，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这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以后，突然一下断了，不知道适应不适应。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哪怕是到了退休年真正的退休年龄了，他突然那个工作结束以后，他就很难适应这样他的生活。所以有的人就专门找事去做，实际上他还是在。 工作状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工作。你你说的非常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方面的一个代言人啊，我们看看这个照片，呃，咱们这个 <laughs> 这据说这是乐退代言人 <laughs> 比尔比尔盖茨啊，他能够做到，也年纪不算大，对吧？然后说退了就专心去做他爱做的慈善，然后就说公司的会啊，呃，一个星期只去参加一天，这个我很能理解，因为你知道在。 英国呀，也有一些个所谓企业主啊，他们就是永不退休的概念，就是你这种心理。他们认为，我倒也不是说为了挣钱，而是如果我今天不回到办公室，今天没有什么难题让我去解决，我的生命就像死了一样，我这个人没有存在价值。 哎，我觉得其实 Bill Gates 没有退休哎，因为从一个观点来讲呢，他的影响力还是在那边。我们现在常常说退休，包括你刚才讲的，好像出家一样，就是娱乐的出家一样，就是说用你的时间拿来玩。但是 Bill Gates 他可能不是拿来玩，而是他这个人有他另外一种性格去推动他对生命的那个定义，就是。 他希望他的存在其实是跟大家在一块的。你刚才有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记得我了哦，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哦，啊，最好可以整形，然后就去哪里没有人认得你，重新开始活一回。对，但是 Bill Gates 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他还是很贯彻的，就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力永远都存在。他这个他还有把握，他太有把握了。所以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讲，他已经够钱，他已经够地位。嗯。 恰恰他不能退，对，即便他好像去打高尔夫，他的手机一响，还是有人来告诉他说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就问他一个意见，他当顾问了。因为退休，我觉得要放的。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话语权，可能你真的每天都已经在讲话了，所以变成说话语权对你来讲不再是什么。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没有办法，他不只是要讲话，他不只是要交朋友，他需要让大家看到他。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哎，这就是人呐，要的东西真是不一样。嗯，你像呃，你你刚才讲，就是说他们也有人说，说你这个梦想啊， <laughs> 就是穷人的梦想， <laughs> 没错，不是比尔盖茨。我昨天想到这个词儿，穷人梦想，也许是小市民的梦想，用用用金钱来衡量退休是不是什么时候退休？我觉得是单单一了，还是苦出身？还是这个人 <laughs> 干了一辈子也是苦。不，是，我就想各种情况都有的啊。你比如说。 你像呃，有一种情况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为了乐趣，嗯，或者说是为了谋生，嗯，但是你知道干到一个中年，像四十几岁的时候啊，可能就为了安全感，嗯，可是你知道在现在二十几岁都是为了安全感，为了安全感。但是你，我又觉得啊，这个安全感这个玩意儿啊，最近我有所悟啊，嗯，我觉得安全感像个贪欲，嗯嗯，它具有贪欲的性质，因为它具有欲壑难填的性质，嗯嗯，对吗？你说安全感。 是越要越不够，对，你怎么叫安全？他们就讲中国社会，说为什么这个胡润这个榜说一点一个亿，嗯，你才乐退，而这个他们算在哪个国家？欧洲国家还是哪个国家？基本上也有人列了一个标准，大概是相当于我们的一千两百万，嗯，就是你有一千两百万，你就可以有这个安全感，就是。 不为谋生而干活了，嗯，那么这个又跟这个就像你你研究的科目了，社会的养保险机制，嗯，医疗体制，对，整个这个社会的安全度、保障性，对，他有这个安全感，对，他有这安全感。那从这个文化或者人性的角度来讲，我就是说，这个希望早退休的话，其实并非是一个。 消极的因素，我是觉得，你就希望早退，可能他有更大的目标。嗯，因为人嘛，他就这个“我”字就一个一个字哈，但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就是我希望早恋退休，我能够重新发现自我，重新扩张自我，然后重新满足自我。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得达到一定的这个经济水平的时候，然后转向做别的事情，就是要丰富自我，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是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嗯，因为好像我们很早开始，家里对我们的期望特别的大，变成我们进学校念书，我们就先把那个我搁一边了，然后必须要等到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不惑的年龄，然后我们才可以说回归到自我。但是如果在外国的文化，或许像我刚才讲的，刚好我家里对我没有那种期望，所以我三十岁，我突然之间就把我自我放逐了，然后在自我放逐之后，才回来找回原来我有这些可能性。我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 是民族的东西，还有也有社会的东西，因为我常觉得说，我们没有真正的，包括香港发展到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中产阶级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我今天觉得说，如果退休最大的一个好处，所谓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他有选择，我可以这样，我也可以不那样，我每天看得到。 最好看的一个有关退休的场面，就是我早上六点去公共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一定是年龄大的人是最多的，所以在那个游泳池里面，如果你要快的话，你就糟糕了，因为每个人都很慢很慢的游， <laughs> 所以你必须要投进那个游泳池，你才感觉到什么叫慢活。然后这些人游完了之后，偶尔聊几句，我也在听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心情是很放下的，他们并没有说我游完这个泳之后，我就马上又要变回李嘉诚先生，我要。 敢去开业务会议了，或许我要关注就是所有的数字怎么样？哎，所以有选择好像很多。那是一种心里不着急，是吧？心不忙。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好像这里头还有社会的阴谋，是阴谋，很重要的一个。 <laughs> 是这样，我是觉得对，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早退休，对，这是为了自己啊，然后就是重新发现自己，就是说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基本上忘我了，就不知道是为为谁为自己活呢，还是为别人活。 啊，那么就是你退休以后有了资本或者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就有保障的时候，你希望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嗯。这个时候他可能有条件在追逐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嗯。但是呢，在社会就是刚才就社会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是让你由不得的，你没有选择。嗯。你只好不断的工作，一直工作到现在就六十岁，原来是六十岁退休，现在后来加上六十二岁，然后有的国家到到六十五岁了，甚至更更长六十八岁。嗯。这个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 他可能考虑到就是说，能够尽管尽长尽长的把你这个这个工作年龄啊延长，延长了以后呢，你是在不断的给自己创造财富，也是为国家创造为社会创造财富，然后同时又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因为现在就是说你政府的社会保险啊，就经济不好的情况下给你的什么这个退休金也好，其他的福利也好没有了，嗯，然后你自己去用你的双手去挣回来，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角度来讲是希望你不要退休，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早点退休然后。 追逐新的生活，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因为其实退休跟制度原来那关系是这么密切的。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有些大学，姑且先不讲是哪里的，就是教授六十岁就要退休了。我觉得一个教授六十岁退休真的是太年轻了，因为其实他所有累积的学问，六十岁的时候可以给予学生的还有很多很多。而且常常你把一个教授定在六十岁退休的年龄的话，就假设了他其实不会吸收，因为他能够天天跟这些二十几岁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他。 他也可以在六十岁的这个身体年龄里面，重新活出他的二十几、三十岁的一个心理年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互动的部分，其实不能光用年龄来是，而且呢，还有一种啊，我就讲一个，呃，我有呃一个一个朋友，我知道他们哈，你说这要不说中国人呢，就很有意思，呃，夫妻两个啊本来感情已经破裂了，嗯，但是为了孩子。 二十年，这俩人就是一直在孩子面前装父母。不是不是，别就是就是。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就跟他们讲，恭喜你退休了。